第七十七集，林和熙神色轻松的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只是个假设而已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更何况，从现实方面来说，林远卫也不可能花钱送我出国的。他懒洋洋垂下眼眸，不甚在意。对林家来说，接我进林家，再送我来读大学，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尤虫没有说话。 听到林远卫的名字时，眼眸却有些沉。察觉到他眼中上浮的情绪，林和熙不着痕迹的转开话题。考试是什么时候？尤崇道，平安夜那天。林和熙点点头，又笑眯眯的望向他。如果我考试过了，是不是该给我点什么奖励？尤崇却道，如果你考过了，难道不应该是我的功劳？ 林和熙愣住，仔细想了想，觉得对方的话确实在理，又觉得有些不甘心。可是真正上场考试的人是我，又不是你。他轻轻眯起眼眸，分析的头头是道。能不能考得过，除了你的功劳，还要看我在考场上的发挥情况吧。尤虫不予置评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嗯，都可以。他单手抵在脸侧。 语气里裹着明晃晃的笑意，你想让我认真准备考试，是不是也该给我点复习的动力啊？尤虫思忖片刻，目光缓缓落在他脸上。不用等那么久。林和熙面露疑惑：“什么？”尤虫道：“你不是想要奖励？考完以后就能给你。”林和熙沉默良久。 联想之早上被对方拒绝的事看向他的眼神染上几分古怪。考完，被他看的莫名。尤虫微微拧眉，怎么，你不想要？斟酌两秒，林和熙有些迟疑的开口：“你不会是想要拿那种事来当奖励吧？”尤虫眉头拧得更紧，哪种事？ 林和西没有回答，而是含蓄的出言提醒：“过了那个村，可就没那个店了。”心中始终还憋着郁气没散，他摆出冷淡不悦的模样：“今天早上既然你错过了，也就不会再有了。”油虫反应过来，眉眼间陡然浮起几分戏谑：“ <laughs> 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那种事？”林和西面色微恼，索性摊开来问。 那你准备的奖励是什么？游虫沉沉笑了一声：“ <laughs> 你猜猜看。”故意摆出兴致缺缺的神情。林和熙转过脸去，似是不打算再和他说话。游虫长臂一伸，搭上他肩头，掌心按着他的脸颊，又将林和熙的脸转了回来：“看过北方的雪吗？”林和熙下意识的怔了怔，也忘了自己还在生气，摇摇头道。 没有，自出生那年开始，他就一直待在这座南边的沿海城。其他地方，这里每年冬天不下雪，我连雪都没见过，怎么会见过北方的雪？意外于他的回答，尤虫心中一紧，望向他的眼眸，深了深。那你想不想去？林和熙慢吞吞撩起眼皮来，你带我去？我带你去。 搭在林和熙肩头的那只手将他搂紧，尤虫笑了起来，低声向他承诺：“ <laughs> 平安夜那天考完六级以后，我带你去北方看雪。”对上他的目光，林和熙轻眨眼睛：“和你的朋友一起去吗？”尤虫道：“我们两个去。”林和熙想了想，又问他：“那如果我没考过怎么办？” 尤崇扬眉反问：“难道这个奖励还不够成为你复习考试的动力？”林和熙眉眼灿烂的笑了起来。够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林和熙还真就老是在埋头做题。虽然事后对答案的时候，整张试卷的正确率低到惨不忍睹，一百个单词里也大约有九十个单词不认识，十道题里有十道是靠猜，但是。 林和熙还是立起那张面目全非的试卷，颇有成就感的托腮道：“哎，这大概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完整的做完整张英语试卷。”尤虫瞥他眼，又好气又好笑。 <laughs> 林和熙，他语气不善：“如果你不是我男朋友，是我亲生儿子，我现在就想揍你。” 林和熙嘴巴比脑子转动的速度更快，想也没想就接话：“你虽然不能揍我一顿，但是如果你想要上我一顿，也不是不可以。”话音落地，对面笔尖勤奋摩擦纸张的细碎声响骤然停止。林和熙后知后觉的抬头，然后看见了杨卷和赵度不约而同露出的傻眼模样，他微微一笑。 眼神很是无辜，都看着我干嘛？没看过热恋期情侣调情吗？说完，又状似想起来什么般，露出歉意的神色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都还是单身。杨卷和赵度又齐刷刷的一声不吭的垂下了头，神情麻木的握着笔写起来。 林和西这才看向身旁的油虫，油虫却并未如他所想那般相当配合地沉浸在与他的调情中，反而犹如不解风情的钢铁直男那般朝他投去难以言喻的目光。林和西你知不知道“害臊”这两个字怎么写？囤积整个上午的郁气终于濒临爆发。没有回答他的话，林和西不动声色地朝他摊开手心。 嗯，现在休息十分钟，玩一下手机可以吗？尤冲忙着替他看试卷，头也不抬的把手机还给他。林和熙解锁手机，首先将屏幕休眠的时间改成三十分钟后，然后打开知乎，输入关键词搜索，最后从微信上找到方清明，给对方发去一条消息。方清明看到消息后，虽然有些不解。 却还是很快的给他回复了 “OK” 的手势，心中暗暗哼笑一声。林和熙退出微信界面，进入知乎，然后将未锁屏的手机放在桌上，起身对凑至尤崇脸庞道：“我去上一下厕所，有电话打进来，你帮我接。”尤崇点点头，侧过脸来看他一眼。林和熙不再说什么，无声的朝他弯了弯唇角，然后转身离开座位。 尤虫一顿，心中有轻微的异样感缓缓升起，目光落在他走远的背影上，却也没能察觉出什么来。他将视线放回眼前的试卷上，片刻过后，桌上还真就传来了手机震动的声响。林和熙留下的手机显示有人打电话进来，眼底漫上狐疑的情绪。尤虫将林和熙的手机拿过来，指腹划过接通键。 方清明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：“是林和西吗？”尤崇道：“他不在。”方清明轻轻嗯一声：“哦，那我待会儿再打过来。”尤崇挂掉电话，欲要将手机放回林和西的座位上，余光却瞥见对方的手机上通话界面消失以后，又有林和西搜索浏览过的知乎页面跳了出来。他垂下眼眸。 漫不经心地朝手机上清扫一眼，下一秒看清那些文字内容，尤虫的脸色骤然黑了下来。手机上白底黑字，赫然躺着一行字体放大的提问：“男朋友对我的暗示无动于衷，他是不是不行？”林和熙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，就看见手机还亮着屏幕，摆在原来的位置。 上方也还是他刻意搜出来给尤虫看的页面，而尤虫仍是坐在他旁边低头看试卷，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任何要生气的迹象。